锵锵三人行，今天张将军来了， <laughs> 张将军啊，但是张将军原来对我们这个小节目啊还有几分兴趣，是吧？所以呢，我们特别要请他来。 但是呢，他今天听说这个嘉宾呢是梁文道，而不是朱又廷， <laughs> 将军将军有点失落。将军的 <laughs> 这个兴趣就下降了一半，真是。我我我特别崇拜文道，不不，我不敢不敢。老看他的节目，他的著作，太客气了。但是我哪壶不开提哪壶啊！我们台还有那个军事评论员呢，嗯、呃，您对他们的水平怎么看？ <laughs> 你怎么这么问呢？我的习惯是从来不评价同行啊，这个这是一句话。你看我从来我。 我没评价过同行，嗯。再一个呢，我听说他们的收视率是你们台的，是不是跟你们并驾齐驱的？哎呦，您真会说话，收视率，您真会说话。他事实上啊是第一，第一啊。这个就说人们对这个军事，我电视观众当中这个军事迷啊，不可思议。就我们这个节目叫《军情观察室》，其实呢做的也不怎么样， <laughs> 做的很好啊，做的很好。但是呢，就是多少年雷打不动的。 他就说他是从来的第一，就全台收视率。我们大家互相比，都是从第二开始比，就因为他经验第一。他们说这叫什么？这叫一种，不可逆的收视，就是说他就是喜欢军事。除非除非有一天我们尺度更大了。 准许做监情观察室，也 <laughs> 别提了，胜过了。但是，强强未来的发展方向是吧？这您有没有体会到？就人群当中啊，好军事这口的人，这是相当对，而且相当狂热。为什么？军事他是这样，我专门做过研究，因为我一直做这个节目，我今年做做做这个军事评论节目是二十一年了。 这比我们节目历史还久，十五年，十五年。我是一九九二年，当时中央电视台有个《军事天地》，那个时候中央电视台一共没几个台，中央一套做《军事天地》。呃，《军事天地》第一个节目是《三十六计古今谈》，啊，以后慢慢慢慢讲一些兵器啊什么的。那么它这个东西呢，它是这样的，它本身军事它神秘，对普通老百姓不知道啊，你一般的知道也是搞不太明白，所以它有神秘感。 再一个的话呢，这个东西呢，呃，就是说，呃，它这个知识啊比较复杂一些，嗯，知识比较复杂一些。你自己看一些东西那是呃呃爱好者，一些爱好者你想很深入的了解它也很难，这个因为它最底层的是技术，就是武器、打仗啊，战略。 平常我们看的一些新闻，好多都是战略比较多一点，这热点了、那危机了，这个比较多。所以想把这个事儿从纵深给它弄清楚，横的、纵的都搞清楚，不是太容易。嗯，而且呢，你说。 呃，他这个央视的这个军事评论呢，其实跟这个凤凰的军事评论，它也不一样。你像我们那个佳耀，那感觉是每周宣布一次战争开始。 <laughs> 我我们老在公司里面笑话他们我说我们董佳耀是每每周都巴不得要战争要爆发那个感觉。我每次在走廊里碰见他，我说哎会打吗？会打吗？会打的，会打。 <laughs> 但是他就。 不敢这么说，那不行，那有要求的。嘉耀不错，我我有一年大公报一百年的时候，他们邀请我到香港去，正好嘉耀在现场采访，他说走吧，到我们那去看看。嗯，然后他还给我买那个票坐船，好像，嗯，到你们那个办公楼，我一看，我以为凤凰好大楼，听说你们现在盖大楼了，嗯，当时还是小楼啊，租了几层啊，租了几层，对，是嘉耀不错，嘉耀这些年真是在是做做出名来了对对，那这这还更得请教。 请教您了， <laughs> 对吧？您您说这个，平常经常他这讲的很多这个话呀，现在在这个网上啊，也成为这个很多话题。嗯，说您啊风格也有一个变化，开头您说的很严肃，但是后来有的军事迷觉得呢，您也有点这个什么演绎，您觉得是吗？呃，他是这样，就是说，因为在央视，他有一些个有时候有一些要求。 有一些要求，比方说像我们身份也是这个，就是我们现场说的时候呢，你看咱们节目也是录像，嗯，但是我平常做的好多节目呢，它是直播。 嗯，呃，直播的话呢，那你说的每一句话就出去了，就不能下来了，啊，就出去了。特别，就直播有直播的好处，就是这样的话，我现场可以把我的话说出去。但是那直播也有相当大的风险。 <laughs> 你要说会打起来，就无法挽回了，对。所以我们轻易不会说这种特别绝对的话。 <laughs> 那么，但是它有个好处，就是后期编导他没法剪接我的话。 <laughs> 录播它有个什么问题呢？那编导说了，你可劲儿说啊。 这个放开了说，结果说完了以后，他按照他的要求噼里啪啦。下三分一。对，全剪完了，剪完了之后，你这样的话呢，他就是很难表达我想表达的意思。嗯。因为军事的事情，他需要一定的铺垫。没有铺垫，上来就噔噔要打起来啊，打不起来，这样的话呢就不是太好。可是我好奇一件事，就是张老师，刚才我们说到这个观众或者军事迷。嗯。嗯。 我不知道国外的情况么吧？你有比较过是不是中国的观众或者是一般的我们大众里面，对于军事感兴趣的人是不是比例上会比别的国家多呢？呃，你讲你其实你讲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中国对军事感兴趣的非常多，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主要原因，呃，有历史的原因，中国历史上有尚武的传统。 嗯，像我沧州的您也老师，您身上有高 <laughs> 就我我年轻的时候练练，不不光我练，所以你小孩都练。 <laughs> 沧州好像都练。什么翻 <laughs> 跟头啊，是耍跟头啊，翻翻跟头啊，耍棍棒啊，什么这些个都会，那是必须的。就是他有这种尚武的呃精神，这是一点。第二点呢，中国是一个苦难的民族。嗯。这个这个这个遭外敌侵略比较多，所以老百姓他自然有这种，这种这种忧患意识。 所以他喜欢看这种军事，通过军事的强大，希望自己崛起。有这样，这和他们美国、英国他完全不一样。不太一样。他当殖民地惯了，今儿打这个名儿，打那个，所以他不需要这样。呃，那么我也到过其他的一些国家去。呃，你比方说美国，美国他喜欢搞一些高层次的军事的一些思考。嗯。你你你你像我我我比较熟的，就原来科索沃战争总指挥，呃，克拉克。 嗯，呃，空军上将，当时他他我在英国学习的时候，他到我们那学校去讲课，英国皇家军事科学学院。当时我面对面跟他交流，他退役了，他本来他当时想想想当参联会主席，结果因为跟跟克林顿关系不好，最后就是下来下来以后，他就是他就到电视台当军事评论员啊，就这人克拉克，他就这个，就是美国的退下来的将军。 他原来海湾战争总指挥施瓦茨科普夫是上将，是个陆军光头，啊胖子。 一个上将退下来以后，你猜他干什么？参加美国的这个这个海选呀，从海选开始的知识竞赛， <laughs> 老头得第一名。哎呦，美国你知道他没有照顾不照顾这一说，你会就会，不会就算。 <laughs> 我就说一个退休的上将，他有这种知识水平，相当厉害。另外呢，美国他是为什么说他这个军事已经高层次了？我们中国还处于非常低的层次。嗯，他军队将领退下来，几乎说百分之八九十吧。 他选择第二产业、第二、第三产业都是在大公司的兼职。你比方兼这个大的公司的董事长啊、总经理，这个特别多。因为美国他要全球去投资，比方说美国现在考虑要不要到朝鲜去投资，要不要到阿富汗去投资，要不要到伊拉克去投资，那是他们的曾经的战场。 那么这样的话，他就要对风险进行评估。那谁懂这个东西啊？我万一这个东西扔进去以后，这个血本无归怎么办呢？这就需要这个将军，这些人，因为他美国的将军他有一些战略头脑，而且他经过的训练比较多。到大公司里当董事长，他亲自拍板。还有的呢，呃，去给人当咨询机构啊，当这个智库啊，就搞这个。对。啊，但是有一些个国家的话呢，他是他这个军事是不行，因为在日本。 日本绝对不允许谁出来经常办一些军事节目， <laughs> 因为日本它战败国，这是禁止你搞这个东西的。啊，是吗？那是绝不可能。对，你上街，我到日本去，街上没有看到一个人穿军装在街上走过。我也到他自卫队。 到他防卫呃呃防卫省都去过，那是那是绝不允许的，他是绝不允许的，那还得了？但是不是说日本有一些政坛上的人，他一直在企图蠢蠢欲动，就是这就想要让日本自卫队呃军队化嘛？但是你作为军人在大街上走，或者是在那不不停的办军事节目去嚷嚷，那老百姓是反感的，那是不行。包括德国，对，就是战败国，他他也是不可以的，就是战胜国，他往更高层次，军事战略层次，国际战略层次，所以。 呃，像美国这样的大国，他的军事高级将领，他思考的是国家的军事战略、国家战略、国家的安全，这样的或者怎么样更称霸世界这样的。嗯。呃，这个日本呢和德国，因为它战败国，它就是这个军事它不不能太发展。那您说我们国家这个思考水平比较低是指什么？我我们这个思考层次比较低呢，它出于什么呢？就是思考，呃，说，哎呦，F 三十五厉害，这好玩，F 三十五这厉害。 这个跟歼十比怎么样？那歼十早就给打趴下了。说苏三五最厉害，对不对？ <coughs> 苏三五这个这个要装点中国的电子系统，那比这个 F 十五要要先进四倍啊！说中国预警机出来了，预警机出来了，美国那算什么呀？比美国要先进二十年。就是就是网友他特别喜欢，基本上还是类武器武器比较，喜欢这个武器，啊，就是拿美国一个武器拿中国一个武器比，看谁先进，就是。 我我的专业是军事装备学，我是这方面的博士生呃导师，啊也带博士后，就是这个装备啊，一个装备和另外一个装备可以静止的比，但是静止的比有什么用呢？ <laughs> 你见你见哪两个装备放那儿，它它就打赢？它它靠人开着飞机去，对不对？ 开着开着坦克，开着飞机去打仗，要把人的因素、战法因素加进去才行，要有对抗，嗯，要有战法。你看中国这个军事迷网友，他经常会感兴趣的就是，比如说中国的现在的军力啊，军事水平，假如跟老美打，对吧？咱别说全面的，要是一个小的局部战争，是不是咱们完全不是个儿，就是完全没有跟老美抗衡的能力？ 就是你你说的是一派的观点，就是唯武器论，就认为我们的武器装备，呃，总的来讲和美国比的话呢是落后十年到十五年。嗯，总的来讲，当然有个别的比它差距小一点，比方说航天，我们的载人航天，整个的航天，航天呃带带动我们二炮，因为二炮和航天的技术差不多，这方面比它要要要短，比方说差距五年，嗯，也不会比它强。 也，你比如在美国载人航天肯定比中国早嘛，嗯，对不对？往返航天嘛，对。你这样的话呢，就是说总的我比美国是落后的，嗯，这这肯定是落后的。那么，但是的话呢，呃，另外一派的观点，比方说我个人的观点，我是我是我是军事装备学，这方面的话呢，我就说。 不能说装备落后，我们打起来就打不过人家。嗯，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就是一列胜优的历史。嗯，我们二十二年，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全都是用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刀枪棍棒，小米加步枪， <laughs> 小米加步枪最后打。您觉得今天还真行吗？靠小米加步枪，人民战争能跟美国练？呃，好多人问我，现在人民战争还有用吗？我说这个人民战争啊，这个不管到什么时候，它仍然有用。人民战争它两个层次。 啊，可以理解，就是战争的性质，战争的目的是为了人民的利益。嗯，这是一点。就我为什么打这个仗，我为了人民的利益。你看抗日战争，我打赢抗日战争是为了人民的利益，对不对？第二一个呢，我打赢这个战争是依靠人民群众去打。嗯，就这两点。你说他武器再发展，不能是人民战争就没用了。而且还牵涉到就是我们这这里所讲人民战争，通常是在一个被入侵的状况下面。 发生的战争，也就是说，在自己的土地上面进行的战争，整个局面会很不一样。你比如说，像越战，像当年苏联进阿富汗，这都是一些超级大国嗯，用超强的军力打一个第三世界的一个。 比看起来很弱小的地方，那最后都不怎么样嘛。哎，但是张老师，我可也听说过，您也有这个说走了的 <laughs> 说看走了眼的时候。嗯。说是当年这个美国打伊拉克的时候，对，您说这个美军绝对进不了巴格达，会陷入这个这个伊拉克的人民战争汪洋大海之中。结果最后美军就进了巴格达，您这个您这人民战争，至至少在伊拉克是没戏了。 呃，伊拉克当时他是有这么一个情况。其实当时我判断啊，我判断呢并没有错，因为伊拉克我我在那生活工作过两年。我做翻译是吧？我当翻译那会儿二十六七岁嘛，我我知道伊拉克的情况。伊拉克的情况呢，当时我在的那个时候，人民群众对萨达姆还是挺好的。嗯。你比方说，嗯，他好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说，这个这个。 呃，你比方说，呃，二十二十五六岁到三十岁的这样的年轻人，他有一套房子，两层楼，一个大院子，嗯，每个人一辆车，还全是宝马奔驰这样的，嗯，可以，挺有钱啊。他他当时他当时一个月的工资绝对超过我一年的工资，就当时的情况，而且全民的免费医疗，你不管得什么病就不用花钱，嗯，就烧油干什么不用花钱，汽车你随便加油。 就是这样的，呃，这个小孩从幼儿园到读完博士生，一分钱不用花啊！你你起码这些个他是可以的所以说，这个根据这些东西呢分析呢，老百姓对萨达姆起码当时还是还是可以的。他最后我就一直，我当时就说嘛，对不对？我说这个美军进城，老百姓是反美的，美国不可能这么轻而易举就进城。我是有我的理论的。 <coughs> 最后就为什么突然进去了？当时我的判断就是有人下命令，比方说军队，他不是说。 有人在抵抗，有人在投降，而是统一都都消失了，这肯定是下命令才有这种状态。那么谁下的命令？嗯，这是个问题。你就比方说，共和国卫队谁下的命令？那么以后呢？我就查查不着，就 <laughs> 就就是过了两年以后啊，他有个这个伊拉克战争总指挥弗兰克斯上将退退役了，他退役了就可以写自传啊啊。 <laughs> 他他这个自传这个写出来以后，他这个这个写了一本书叫《美国一兵》， <laughs> 美国一兵，这哥们儿他就把这个过程说了，就是当时知道这件事儿的，就是美军进城以后怎么收买他这件事儿的人没有几个人。美国分中央情报局、中央情报局，他老百姓，嗯，这这这个像斯诺登，他是他是他是老百姓，他不是军人，嗯，还有一些军队的情报。 情报部门，嗯，那么在战场上，军队情报部门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嗯，就是说，在他进攻方向，就从科威特一直到伊拉克这个这条公路，当时我就走了很多这条公路，一条高速公路，这条公路旁边驻扎的伊拉克的呃旅团、日军以上的指挥官全被收买了，啊，就他的电话号码，就随时打电话，就是美国说，我不要求你别的，我通过的时候，你你不在，你消失。 你愿意回家？回家！我记得当年那真是个谜题啊。对，就是说打了半天，共和国卫队在哪呢？就不见了。你们记记不记得那是？这真是个谜。他就他就消失消失，就不。他说我走的时候保存实力，你消失，我们不知道啊，我们不知道。你消失，你你你忘了一开始的时候，他们抵抗的，对啊，打的。以后美国就开始搞心理战，搞舆论战。消失那给我多少钱啊？那就要谈谈钱，那下边谈钱的肯定给钱。 <laughs> 打到提德里地，打到包围巴格达的时候。 打到八八月八的时，候，那天晚上我正好在直播间，直播间就是那个我记得非常清楚，大约是凌晨一两点的时候，就进入了那个花园广场，而且那个广场我还去过，啊，就是花园广场相当于北京一个街心公园那样的，街心公园竖着萨达姆的铜像， <laughs> 就是，然后坦克海军陆战队的坦克进去了，进去转了两圈以后，坦克就上边士兵就一进去的时候，我一看就不对。 因因为他把盖子都打开，士兵都露出脑袋来。怎么可能这样？这你进入进入一个一个一个一个陌生的一个战场的话，你不可以这样，你不可以。他当时我直播的时候，我是怎么脑袋都露出来了？ <laughs> 那那高楼啊，周围都是你这一枪一个就就打怎么办？最后干脆不是露出来都下车了。下车了以后一会儿就有人爬到萨达姆那个投降机就开始套上外拽。 拽不动，拽不动，以后拿那个铁链子就拴到坦克上拽，这都是美国准备好的。那些人也是流亡那些人，给他们接回来的。那是坦克，全都是个表演，那是个戏，真的是表演。以后我才知道那是个戏，当时我就看着有毛病嘛，对不对？以后呢，就是提个里蒂。就是这个萨萨萨达姆的表表弟还是表哥，嗯，这个人呢，他是共和国卫队司令，就让美国给买通了。 买通以后，他说给我什么代价？就是这好几麻袋这个美元都给你了，给你以后家人 C 幺三零军用飞机就停在萨达姆国际机场，给你接到美国去。现在这哥们儿估计在美国过得也不错， <laughs> 哎，一整容跑美国去了。然后你走，你走你的，但是你必须下命令，全部投降，化军为民走了。就就就就就就这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就解决了美国这个兵不血刃就进入巴格达城。 但是你知道，你再往后看，过了几个月后就出现费卢杰血战。费卢杰血战跟美国决一死战，那次美国死了好多人，那次就是老百姓感觉到。 他他们军队已经解散了，嗯，军队已经解散了，后美军已经进了巴格达了。费卢杰血战那会儿跟美国打了一仗，那那是很惨的。嗯，他他他这股劲儿当时没出来，后边出来，因为军队是听命令的。他下边不知道为什么让我们放下武器，他以为是一一计呢，所以都放下武器。最后一看受骗，上当受骗了。费卢杰打了一个一个，仗，看来这个人民战争也有软肋，不能谈钱 <laughs> <laughs> 人民不能被收买，当官的不能被收买，当官的一收钱。 人民战争不好使了，是吗？这是没错，很很很很重要一点。所以说现在我一下广告，张老师您讲的很精彩，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所以你看，咱刚才说的这人民战争也有碰到美元不好使的时候， <laughs> 是吗？张将军， <laughs> 不是，我就跟你说，现在这个斯诺登啊，这个斯诺登这个事儿，为什么他比刚才我说这个还危险？就是说。 呃，美国花了大钱，那个 C 幺三零军用飞机把提克里蒂从萨达姆国际机场给弄到美国去了。就是他的前提是你下命令让他们全撤退，全都化军为民，穿上老百姓衣服走，以后就不用这个了。像斯诺登现在爆料的这个东西，以后他进入了你，比方说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司令的一个一个电脑，对，作战部一个电脑，他给你修改你的作战命令，下边签字都有。 然后就让你全军投降，几点几分之前哪儿哪儿集合，怎么回事？他他按照他的需求下达一个命令，这个命令完全下达，就下边都以为是真的。 哎呦，这所以说战争方式啊，真这就是网络战，就非常简单。网络战争其实，而且而且不用再不用花钱去贿赂那些军长师长了，对不对？我听过一个说法，就是说这说老美不是老说中国什么网络入侵他们吗？ <laughs> 后来人家说呀，他们完全是就说贼喊捉贼，就说实际上美国呀才是网络战这个理论和实践的这个这个最牛的，这当今世界上，这这，互联网一开始就是他们的一个军。 军事科技的一个一个国防需要发展出来的阿帕瓦，阿帕瓦一开始，因为我一他从一开始我就跟踪研究，而且二零零零年这说话十三年前，我写了一本专著叫《网络战争》。是 <laughs> 哦，美国就照您那本书这么当当时很火，我的《网络战争》还没出来呢，第一天做了一个样书，摆在那个展销会上，一天编编辑告诉我就卖出三万册。嗯。 两万九千册是美国国家。 <laughs> 就是就是十三年前，你想想，当时我就说，以后这个战争形态要变成网络战争。嗯。啊，你想想，美国他一开始啊，呃，一开始他那个国防部有一个内部的网是绝密的，叫阿帕网。嗯。就内部网它是绝密的，绝密了以后，苏苏联解体之后呢，美国他说咱们把这个网啊给它开放民用。嗯。就民用，军转民，民用。对。民用。 这全世界都怀疑，说美国怎么回事？怎么把军网开成民用啊？就以后呢，把这个咱们现在要 CDMA，CDMA 这个电话你知道吗？对，在当时是绝密的，这个陆陆军和海军陆战队使用的标准的标准的对标准的这个这个军用电话。入侵格林纳达的时候，全都是 CDMA 的，就同时好几路电话，那一个电话占线了，我可以用另外一个频道。嗯，这都是军用的，最后全开放。 开放以后，你知道什么问题吗？开放以后的话呢，他就是说，让你老百姓全都去用这个，把军用网开放以后，鼓励老百姓去。在他那儿。对，后门在他那儿是吧？鼓励老百姓去，就是就像你你抽大烟似的，先抽两口，感觉不错，感觉不错，下边就开始花钱了，你就开始上瘾了。接着为您播出《西安楼观文明启示录》。上。慢慢慢慢你上了以后，他就开始收拾你，就控制你，就开始控制你。